第八十六集，一月就是学校的考试周。尤虫虽然成绩好，也还是在考试周来临前去泡了几天图书馆。尤虫在图书馆里看专业书，林和歇就老老实实坐在边上学英语，看得对面的周轩啧啧称奇，私下在寝室群里调侃他们，简直就是当代大学生谈恋爱的典范案例。 就连赵度和杨卷都有些心情复杂，前者甚至在闲暇之余开始思考，是不是该在期末考试前找个学霸女朋友来督促自己好好学习。月末的几天时间，倒也不是全用来复习了。月底那天，城江边会放烟花，以及在江边公园跨年的大型活动。周轩两天前就在寝室群里发问，要不要一起去城江边跨年？ 其他三人并无异议。每年城江边都会在大型节日里放烟花，而烟花夜当晚也必定会造成城江边局部的交通瘫痪。想去城江边看烟花，没有车是赶不回学校的。尤崇和周轩虽然都有车，但是跨完年以后再回学校，也已经赶不及在门禁前回到寝室里。四人提前在江边酒店里预订了江景房。 尤崇和林和熙住一间，杨卷和赵杜住一间，剩下周轩单独住一间。跨年那天恰好就在周六，五人下午开车到酒店里，决定在酒店休息两个小时，再出门吃晚饭和看烟花。只是趴在酒店床上玩手机也没意思，周轩从房间里翻出两盒扑克牌，叫上杨卷和赵杜去尤虫和林和熙那里打牌。三人过去敲门的时候。 尤虫抱着林和熙坐在床上，林和熙的衣服已经被掀到胸膛上方。听见敲门声，林和熙要爬起来去开门，尤虫又将他按回床上坐好。别管他们， <coughs> 林和熙也就不管了。外头的敲门声却锲而不舍。周轩故意在走廊里将门敲得震天响，即便房间内的两人原本打算做点什么。 此时也被门外的噪音搅得兴致全无，林和熙从他腿上爬开，尤虫起身去开门。房门打开的那一刻，看见周轩带头站在走廊上的三人，尤虫也没给什么好脸色。越是见他脸色不好，周轩就越是高兴。尤虫认识这么多年，他每天都是吃三顿，尤虫每天也是吃三顿，也没见对方比他多吃一顿。 凭什么他还是单身，油虫就有老婆吧？思及到此，周轩抬手一挥，带着身后两人大摇大摆走入房间里，视线扫过那张大床上皱巴巴的白色床单，假惺惺的开口问：“没打扰到你们的好事吧？”林和熙坐在床上，似笑非笑的歪头看他：“这句话，不如你去问油虫试试。” 周轩全当做没有听见，将阳台上的椅子拖进来坐下。尤虫关门走进来，双手抱臂站在他面前问：“ <sighs> 有事？”“啊，也没什么事。”周轩掏出两盒扑克牌丢在床上，“三缺一，来不来。”尤虫脸色已经恢复如常，在床边坐下来，把两盒扑克牌倒出来，转头问林和熙：“你会不会打？”林和熙笑了起来。 会，五个人里只有杨卷不会打，转身从角落里搬来一张板凳，乖乖坐在周轩旁边看。他们不玩输钱的那种，直接用贴纸条和在脸上画王八的惩罚来代替输钱。周轩打电话叫前台送了纸笔等物品上来，转头就把那堆东西塞进杨卷怀里，给他交代任务：“你把这些纸都剪成长条。” 杨卷点头应下，就垂着头坐在旁边，安安静静的剪纸。他们玩的是四人斗地主，第一局是赵杜做地主，剩下其他三人为同阵营。赵杜玩不过他们三个，很快就输了。游虫问：“王八还是贴纸条？”赵杜答得飞快：“贴纸条。”周轩转头吩咐杨卷：“给他贴。” 杨卷就拿着涂上固体胶的纸条往赵度额头上贴。第二局是油虫做地主，同阵营的三个人输得彻彻底底。油虫又问：“哼，王八还是贴纸条？”三人不约而同的答：“贴纸条。”杨卷拿着纸条依次朝他们脸上贴。两局以后，只剩下油虫脸上干干净净。林和熙主动拉拢赵度和周轩，笑眯眯的放话。 下去干翻他！赵度和周轩还没说话，尤崇就先颇为危险的眯起眼眸来。干翻我？林和熙，你到底站在哪边的？林和熙下巴轻扬，笑意盎然的朝他道：“牌场上无男朋友。”尤崇又好笑又好气，沉声开口道：“我看你是今晚想被我干翻了。”林和熙还想要接话，就被周轩重重敲着桌子。 语气毫无感情的打断：“你们两个调情也要看场合吧？当我们几个不存在吗？”尤崇漫不经心的瞥他一眼：“你在抬手敲门的那一刻，就该做好遇到这种情况的心理准备了。”周轩无言以对。结果第三局拿到地主的身份，瞬间变得孤立无援的人，成了林和西自己。话果然不能放得太早，他轻声嘀咕。 抬眸扫向尤虫的侧脸，趁着众人低头看牌，不动声色的伸出腿，在尤虫的后腰上轻轻蹭了一下。察觉到他的动作，尤虫头也不回的伸手绕着腰后，将他露在空气里的脚踝抓在掌心里，撩起眼皮淡淡扫了他一眼。两人目光对上，林和熙相当温顺的冲他一笑，又眨了眨眼睛，无声的问：“玩水吗？” 尤虫瞬间会意，意味不明的挑起眉来。既然是你翻脸在前，那么我现在无情也不过分吧？林和熙一秒变脸，露出满脸悔不当初的神情来。尤虫轻描淡写的挑唇，抓在他脚踝上的那只手微微收紧，指腹在他的外踝上来回摩挲，不动声色的暗示他：你要用什么来贿赂我？林和熙认真想了想，举高手里的牌。 嘴唇贴上去，轻轻碰了一下，亲的虽然是纸牌，眼睛看的却是尤虫的嘴唇，眼也不眨，目不转睛，望向他的眼眸瞬时深了深。尤虫慢吞吞抬起手来，意味不明地摸了摸自己的嘴唇，瞧见他面上的神情变化，琢磨着多半有戏，林和熙眼里浮上明晃晃的笑意来，不料心中念头才起。 就见尤虫放下手来，毫无动容的朝他摇摇头，拒绝了他。林和熙笑意陡降，又加大筹码。贾一漫不经心的撩了撩衣摆，将手伸入自己的衣服里，然后借由手中牌面的遮挡，意味深长的朝尤虫勾了勾指尖。后者目光轻度，继而唇角微勾，无声的朝他吐出两个字来：成交。 两人各自转开脸去，等了许久也不见林和熙出牌。周轩和赵铎抬起头来要出声催促，却见林和熙和油虫之间氛围微妙，而坐在周轩旁边的杨卷则是满脸通红。赵杜当时有些神情莫名，问杨卷：“你很热？”视线从林和熙和油虫身上飞快掠过，杨卷用力的摇头解释：“不，我一点也不热。” 第三局，由于油虫的叛变和倒戈，林和熙毫无悬念地赢下了这局牌。顶着脸上两张纸条，周轩从杨卷手中接过要给油虫贴的纸条，冷哼道：“哼，让我来亲手惩罚这个叛徒。”林和熙伸手拦下他，笑眯眯地开口：“我替他受惩罚。”周轩愣住，看了一眼坐在床边的油虫。 后者神色平常，对林和熙的话没有任何异议。周轩暗暗磨牙，压下心中发散的酸意，拿起纸条就往林和熙脸上拍。尤虫却冷不丁的伸出一只手来，挡在了林和熙的脸前。又怎么了？周轩没好气的问：“你不会是想让我取消惩罚吧？”“哎，取消是不可能的啊，不能说别人都按规矩来，只有你们……”“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让你取消了？”打断他的碎碎念。 尤虫毫不客气地拍掉他那只手即将贴上林和熙脸的手，惩罚可以，摸脸不行。周轩瞠目结舌，我怎么就是摸脸了？这不是隔了张纸吗？尤虫道，隔着纸摸也是摸。周轩只能忍气吞声地把纸条塞进他手里，你自己来贴。